这里是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欢迎收听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播出的《名医昂克》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蔡慧月。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下有关于脑血管栓塞的问题哦。最近呢，这个天气变化这个非常的大，像是昨天啊很冷，诶今天呢就出太阳了，大家感觉说今天天气还不错。如果站在有太阳。 的的呃底下的话，你还会觉得哎有一点点热，所以这个天气变化非常大，温差那么大的情况之下，有一些人呢，如果抵抗力比较不好的话，哦可能就会觉得身体不太舒服，甚至有一些过敏的情况都产生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振兴医院神经内科的尹居浩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下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尹医师您好。 呃，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是我们来聊一下这个脑血管栓塞啊。我想最近哦，可能这个医师有在这个门诊呐，或者医院里面哦，呃，接收到很多这样子的讯息哦。像我的小孩，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就就因为晚上嘛，哈，很安静，然后就听到外面有“嗡嗡嗡嗡”的声音。 <laughs> 然后我小孩讲说：“为什么最近这个救护车的声音特别多？”嗯哼。 我说哦，因为这个神也问题多呀， <laughs> 就是因为这个气候变化太大，还有最近就是呃，快过年了嘛，哎，很多的什么聚餐啊、尾牙呀、暴饮暴食，也有可能造成血管、心血管上面的疾病，对不对？在这一个这段期间哈，尤其特别是这几年，我感受到就是说，因为到了冬天哈，不像以前，哎，冷的时候会冷一段比较长的时间，这一阵。 我们这几年看到都是这样，很短哈，一下子热，一下冷，一下热一下冷两天，然后诶，天气又变好，像过两天这个高温还会到二七二八度，是对。这这个冬天怎么？这种这种气候剧烈的变化的时候，人体如果说是。 整个健康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每一个器官其实都是在都是受到一种挑战的哈，这样子。那特别在冬天哈，那又过接近年，这个这个过年了哈，那刚刚会讲讲说，这个时候呢，这个大家又是吃伟牙啦，然后暴饮暴食啊，确实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脑中风。 这发生率是比较高一点，而且特别是脑出血。嗯，因为大家要习惯性把一些什么脑部上面，比如说什么中风啊、脑中风，就统称叫做脑中风嘛。其实脑中风里面还有分成什么脑血管，就是脑血管栓塞，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主题，还有什么脑梗塞。是，哎，那个这其实是同同同一种哦，同一种，所以很多人就是哎把它统称为脑中风。是。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哦，是这样子。 我们这个我们的脑中风哈，就是分成两个很大主要的大类，一个就叫叫脑梗塞哈，那我们又俗称它叫做缺血性的脑中风，嗯，它是因为我们脑部的血管突然的被阻塞了哈，它可能是原来的动脉硬化，然后变得很狭窄了，所以突然柠檬一脚。 一个血几几个血小板的这个聚集就把它塞到了哈，那另外一种是从其他的像心脏哈会打出这个心脏有心力不整啊，心脏衰竭啊，那心脏本身会产生血栓，嗯，这种血栓从心脏打出来之后往脑部里面冲，就会栓就会塞到我们的脑血管里面去，哦，这这个这就是就就叫脑栓塞，脑脑梗塞、脑栓塞其实都是。 哎，缺血性脑中风，那这目前占我们国人的百分之八十啊，百分之八十是缺血性脑中风，另外百分之二十是出血性的脑中风。就是你们家就是呃，就突然就。 血管血管爆掉了，这个就非常情况非常严重。对，嗯，那刚刚呃，医生讲到说血栓呐，一从心脏打上来啊，有一些血栓，然后就跑到了这个脑部脑部。对，为什么会有血栓的形成？因为我们的这个心脏哈，本身如果说我们是很规律的、很规律的收缩哈，那整个功功能正常的时候，那我们的血在心脏里面是不会。 产生一个凝血的状况的，可是今天一旦我们的心脏本身有心律不整啊，特别是我们讲的心房干动，哦，它那种那种跳动的时候是有一有就是一下快一下慢一下快一下慢，这种心房颤动，那或者是说你有瓣膜性的心脏疾病啊，我们你的瓣膜。 闭锁不是很好，而且是已经很严重的闭锁不全啦或者是狭窄啦。那另外一个就是心脏衰竭，你已经那个收缩力已经很差很差了。嗯，在这几种状况之下，我们的心脏的血液，血液在心脏流通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很小很小的血栓。嗯哼，这些血栓呢，它不见得每次造成血栓就会打出来。嗯，它会藏在我们的心房里面。嗯，我在我们的右心房有一个有有有有个死角的地方，它会藏在那边。然后呢，可是它就是不知道哪。 时候，这些血栓呢，它就会就会跟着就冒出来，就哎，就往往对，就就往上就出来了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心脏病，为什么心脏病的病人他会产生脑中风比较多的比例的原因？所以大部分在这里呃血栓的问题是跟心脏本身有疾病是相关的。对对，那另外有一种是说，哎，这个动脉里头会有一些斑块，是，哼，这种就是说，这种通常我们就叫做。 就是叫我们讲的梗塞啊，就是梗塞。那这种梗塞就是说，我们我们的那个，因为我们可能吃的太好啦然后或者你有三高，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你胆固醇又过高，那本身又有这个遗传性的，就是你的家族史就是有脑中风或心脏血管疾病。那这一类的人，我们的血管比较容易会硬化。嗯，那。 硬化就像我们这个水管用久了，很多脏东西会粘在那个卡在我们的水那个水管管壁。那我们的人的真正血管啊用久了一样，这些的这个。 这比较就是我们讲的一些脂肪为例哈，一些纤维质的一些一些纤维细胞、脂肪为例它都会被我们的巨吃细胞吃了之后带到我们的内皮系统里面去，在我们的内皮细胞里面内内皮的地方，它就开始堆积堆积堆积，然后就造成了我们的血管硬化。啊，那反正大家把它想成水，就像水管脏的脏东西一样， <laughs> 它越来就日日日复一日的越来越窄越来越窄。那通常一般在超过百分之五六十以上，哈，那通常就有危险。这个时候它。 就不会说，比如说我我可能今天从血管从百分之零一直到百分之六十，它的这个硬化，它可能要花了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可是它在从百分之六十到完全阻塞，说不定就是一刹那的时间。嗯哼，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它这个。 血管的管壁很粗糙，那粗糙的时候，它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的血小板会被聚集在这些这个血管管壁，所以它就一个拉一个，一个拉一个，一个拉一个，就像我们我我们伤口若出血，它会凝集嘛，对不对？那这些血小板就会在这些很粗糙的管壁里面就一直凝集，一直凝集，所以很快，嗡嗡嗡一下就把它堵掉了，啊，那这个叫做梗塞。是，那刚刚医生有讲到说，哎，我们的这个血管壁啊，就是你用着用着。 旁边自然就会堆积一些东西，造成你的血液流通不顺。所以我们从几岁开始要关心自己的心血管是不是畅通，开始要去做相关的检查呢？其实有一些从我们的人体解剖来看，哈，其实我们从很小十十岁以。 就开始，我们就看到 <laughs> 我们有我们的血管里面其实就有一些脂肪线了，对， <laughs> 就有一些很脂肪线了。那可是呢，大概最常见都是在三十岁以后啊，二三十岁其实就开始在累积了。你不保养，你二三十岁开始，你的血管就开始一直有一点点，就一点脂肪会堆积堆积，到三十岁就非常非常明显，哦，就就很明显了哦。所以，我为什么我们说这几年来年轻型中风很多，因为小小时候吃太好了 <laughs> 啊，然后到年纪大哇，吃的。 很多又油的又这个热量又高的，然后生活生活条件哎生活的这个起居啊又不是很规律，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我们的血管硬化就很厉害。嗯，那很多人就讲说没关系啊，我现在吃啊吃啊吃啊，反正医生你开一个通血路的药或者清血药给我吃吃就好了。我是说啊，现在哈这个通血路的药跟清血药不像我们的那个水管的通乐一样， <laughs> 对不对？我倒了进去，里面刷子刷一刷，它这个水水管可以变成干干净净那我们的血。管 管这个脂肪这种硬脉的这种脂肪斑块啊，它其实跟着你一辈子的，一辈子它都不会掉，一辈子不会变薄。所以就算是那个什么通血路的药也没有用，也通不了。是是是，我们看到很多广告里面啊，这个吃的就把它通了，对对，通黑路它就通了，对不对？其实没有，没有像这样子那影片这么的神奇。是，哦，你你硬了硬块在那边你。 听你说，我们诊断你是百分之七十的狭窄，你大概一辈子只有比七十更高，不会比七十更低哦。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百分之七十以上，如果说你是有症状百分之七十，如果哎没有症状百分之七十，有症状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病人，狭窄的病人，血管狭窄的病人，我们就要去做支架，嗯，我们只好用支架把你撑开，嗯，哦，那如果是在颈动脉，那我们可以做这种就是手术，因为在颈部嘛，那就是我们在颈部地方画一个小伤口，把这个血。 血血管里面的这个脂肪，把它挖出来，嗯哦整片把它挖出来，挖出来你就看到就像人参一样，因为这边有一个一个分叉，那很漂亮、很漂亮的黄色的 <laughs> 油油的东西。你是说里面的血 <laughs> 血管像人参？对对对，就就你把它挖出来看，就是就是这么，哎，对对对，你就知道有多。 多厚的这个这个脂肪沉积在里面？是，所以刚刚医生有讲到说，哎，有些人他可能栓塞了百分之七十，但是他自己没有任何的感觉。那如果说这个健健康检查出来，发现说，哎，你的这个栓塞情况很严重，我需要特别处理吗？已经栓，已经这个有百分之七十的栓塞了。对。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全世界大概有个共识，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像你完全都完全没有症状哦，那你只是一个体检或者是。 然后一个一个一个健健康检查，你发现说你血管是有硬化的情形，大概你不到百分之七十，你是不需要去做手术的。嗯哼，可是你大概超过百分之五十，我们就会建议你要吃阿司匹林或是一些抗血小板制剂啊，保酸通啊、阿司匹林啊这一类的来预防你的这个这个血小板一直粘在粘在那个粗糙的表面上面。 这样子，那当然硬化是另外，你要把你的胆固醇控制好， <laughs> 你的血糖控制好，你的高血压控制好啊。对，你的你要常常运动，这比较不会硬化。那吃药只是预防我们的血小板去粘在这个粗糙的一个硬，这个这个周央硬化。因为还没有症状嘛，所以我们就先预防。对，可是如果到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话，那我们科科学的观察里面也可以看到，就是说百分之七十以上，当然你吃药。 的预防效果就不好了，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考虑建议说，你要不要做支架，啊，血管支架把它撑开来，让它这个这个狭窄不要这么的，就是这么窄，对对，得把它撑开来，这样子。那如果是你有症状。 你已经今天头常常头晕啊，甚至你有一些中风的这种前兆啊，比是讲讲暂时性的缺血，突然的手脚麻痹啦，突然的嘴嘴歪脸斜，然后然后过一阵子，哎，又过几分钟或一个小时又好了。你有这样的症状，你大概百分之六十，我们就建议你要把这个血管装上支架，会比较好一点。 嗯，那如果说这个我不到百分之六十，那医生建议我说，哎，为了避免他继续栓塞，说我们要吃一些药。那我一旦开始吃，我是不是就要吃一辈子呢？是不是跟大家觉得哦，这跟高血压的药是一样的？没错，就是因为。 我们刚刚讲，你的斑块不跟着你一辈子了， <laughs> 它不会再变薄了， <laughs> 啊，所以你只好吃一辈子的预防的药物。嗯哼，所以它唯一的方式，除了说，如果严重的话，除了装支架之外，没有办法说，哎，我把旁边的那些堵塞的东西像通了一样，把它通一通， <laughs> 把它拿掉。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药物，是的，对，所以就是说，哎，可以吃药，让它不要继续这个栓塞那么严重。哦，这是一种比较呃，就是比较温和的方法啦。但是就是你要每 天的长期的吃药，那再来比较严重的就是做指甲了。是的，哼哼。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哎，有一些人他可能严重，但是呢。 但是他没有发现，或是刚刚医生有讲的，有一些中风的一些预兆，就想说，哎，嘴歪脸斜啦，或是讲话口齿不清啊。但是呢，呃，可能一下一个小时之后又好了，所以大家可能觉得啊，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我可能是哎坐太久了，神经有一点麻痹或怎么样，就忽略了这些症状。那这个呢，我们有一个呃俗称叫做小中风啊，对，很多人会忽略了。 这个小中风的情况，因为他可能就一个小时之后没事了，他就觉得啊，可能是我工作太累了哈，压力有一点大，能一下子就没事了。可是没想到他就是中风的前兆，尤其这种小中风在我们东方人特别特别的常见那当然，你运气好，你就是有一个中风的这个前兆出来，然后跟你讲说你快中风了，对不对？那突然马上就好转了，所以你这个时候有。 你还有时间，赶快去抢救哦！赶快去把你的看，你真的很狭窄的地方摆支架啦，或者是吃预防的药物啊。嗯，可是也有有大部分的人其实是没有这么这么 lucky，没有这么有有这个中风的前兆。嗯，他其实就是在就突然脑子里面对迅速，对，突然迅速的这个这个这个栓塞了。嗯哼，可是我们大概从我们整个脑中风，尤其缺血性脑中风的病人，我们就看百分之四十左右啊，大概百分之四十左右，他有一个我们称它叫做。 我们叫它叫做急进型的中风哦，就是说急进型的中风，就是说他不知道，或者是他就是不知道他自己已经中风了，他其实走路正常的，他讲话正常的，可是他脑部里面其中已经有中风的现象了，那只是因为他那这个血管阻塞的地方，它不是在我们的大脑皮质区啊，所以他他不会去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我们我们大脑皮质就是主持我们的这个功能的，不者我们运动。 皮质就主持我们的手脚运动，语言中枢、语言皮质就是就是在控制我们的语言的哈。然后在这些皮质区不在这个皮质区，你就不会有症状。那不会有症状呢，可是它会什么产生什么影响？它会积少成多。嗯，好，就是看你今天可能一个很小的中风，过个。 嗯，不知道多久又一个小的中风，那连续这样几年来，整个脑子里面就是我们从电脑断层、核磁共振里面看到，你整个脑子里面就是大大小小的坑啊啊，然后我就像高雄下了大雨，出了很多坑一样，你 <laughs> 就看到你的那个脑子里面就很多很多的坑， <laughs> 这些坑呢，这这些坑呢，然后。 我们常常看到这样，大概占到我们我们刚我刚刚讲了百分之四十的一个一个比例很高，比例很高。所以他们之前完全都不知道自己脑袋里面有这么多坑。对对对对， <laughs> 所以我们常讲说，哎，某某先生或者老先生，你你你这次不是第一次中风哦，你可能是第三次。他说没有，我这就第一次。其实他已经有前面有两次，他自己不知道。那这种积少成多的情形，大部分在我们东方人看到了，他会所产生的是一个叫做认知的异常。 哦，就像失智症一样，他就开始啊走路变慢了，然后认知情况变差了，然后人反应变迟钝了，哦，那可是呢，这个时候你再来检查，我们发现，啊，你这个叫你你你你就是有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称这一类的病人叫做血管性的失智症，啊，那甚至说它只是单纯影响在我们的肢体比较。 走路不好啊，就像小碎步啊，哈，那走路一直往前栽，很像巴金森氏症，我们就称它叫做血管性的巴金森氏症候群。其实它都是因为这些很小的小中风积少成多所引起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呃判断是不是有这个中风，或是我们所讲的小中风、中风的前兆，不是只光看我们过去讲说，哎，你是不是嘴歪眼斜啦，讲话模糊不清啦，这个呃，好像这个注意力不能集中，不能只。 是光看这个，你还要看后续。如果你这个诶突然短暂出现一些小风中风的征兆，你不觉得嘛？可能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就没事了。你还要看后续，你在这个行为上面，比如走路上面、记忆力上面，是不是跟以前一样？对对对。那有些就是说，他我我刚刚讲就是说，就是。 就是如果说他其实没有这种大的、这种那么明显的缺血性脑中风的这种症状，可是你就看到他就是一直在退步，一直在退步。嗯哼，可能这半年、一年来，嗯，那我们称它叫做下阶梯式的退步。他退步不是这样一点一点缓慢让你感觉不出来，他可能你这个月看到他的时候，哎，走路有一点小碎步。嗯哼，到下个月的时候，哎，他怎么更慢了？嗯，突然有一天，有有有一个一天，他就突然变得很差，比较差了。嗯，那再过了可能几个礼拜、几个月，他又。 就突然有一天，又变得更差了。然后突然，哎，怎么讲话讲的大？ 大舌头啦口齿不清这已经是非常明显了。对这一种，可是常常这个，我我们现在在谈说非常明显，对。可是我们在民门诊里面看到很多民众，其实他不知道，他他的家人或他自己就也说：“哎，我就是老人嘛，我老了就是这个样子的嘛。”所以，因为他时间拉长了， <laughs> 所以你反而觉得我是一步一步一步在退化，那个是老化的正常现象，而跟中风没有关系。是啊，所以就是让很多人就忽略了这些这些呃小细节的。 地方，对，哦，那在这边呢，这个尹俊浩医师跟我们特别提醒到，如果你家人也有这样子类似的状况，你就要小心的去观察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状况。那另外呢，刚刚这个医师也提到说，有什么血管性失智啦，血管性巴金森失智，所以现在台湾有很多失智症的患者，是不是他们去检查的时候？ 也要检查，他是真的是属于失智症呢，还是属于是中风？对，现在在我们的失智特别门诊，现在很多医院都有开办叫做失智特别门诊。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也是要除了去辨字来认，就是我们去辨别，就是判断这个这个病友他到底是不是有没有这个有有没有中这个失智的状况。嗯哼，那一旦我们认为他有失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做电脑断层检查。嗯，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去。 就是要要去分辨说，他到底是血管性中风，还是我们讲的阿兹海默氏的中风。那么有时候这两个非常的难分辨，他就。 脑子里面就一两个小中风的地方，可是他有很明显的失智的那个这个失智的状况。那所以后来我们后来呃最近的医学研究，尤其是在我们亚洲日本啊台湾的研究，我们都发现很多的失智症，它其实就是阿兹海默失智症合并有脑脑血管疾病的血管性的失智症，两个是合。 混在一起没有办法，就纠结在一起没有办法去很明确把它分分开来的，这样子。那如果说呃检查出来它是呃失智症，那就是另外的失智症的治疗方式。那因为失智症也不可逆了，它只能透过药物减缓它这个失智的状况嘛，哈。呃，不要急速的恶化那么严重。那如果说是归类于它就是因为中风导致的，有一点。 失智的状况。那如果把这个中风的状况处理好之后，他。 失智能够恢复吗？对，确实啊，在血管性的失智症，只要它不是很严重啊，到已经他已经很很末期的，很后期已经都坐轮椅了，才才过来，他整个大脑整片都已经是两两边大脑整片的白质都已经退化的很厉害了。只要不是这一种的状况的话，我的临床经验里面就是说，诶我看到你是一个血管性失智症，那我只要第一个预防，第二个我们用一些药物来改善你的脑部的血液循环。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人。 他是会进步的，哦、哎，他会进步，而且这个维持的很稳定的进步。然后当然不会说完全恢复到原来年轻的时候这么的精明，可是至少比他当时来就医的时候的那种迟钝啊、走路不稳啊、口齿不清啊，会进步很多。 然后而且是预防，不会让它恶化。是，今天我们节目特别有聊到这个小中风的问题嘛，也就是因为说这个国人哦有太多很多人他自己真的有这个中风的现象，就小中风的前兆，但是他自己不知道。然后呃，那个家人也不去注意，就觉得说这是老化的问题嘛，然后就把它视为是一种理所当然。其实你一旦哦有了这个小中风，你虽然外表看不太出来，可是呢一年内变成。 严重中风，或者三到五年变成严重中风的情况，非常的这个频的几率非常高啊。所以说，我们这边特别呃强调一下小中风的危险性，让大家注意到自己家中的这个呃亲戚呀、老人家啊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状况，关心他的生活作息。那刚刚呢，这个医生也提到说，哎，其实我们三十岁开始，如果你的这个呃作息不是很正常，又大鱼大肉，很容易你的血管壁就会开始累积，很早就已经。 很早就开始了，所以我们透过健康检查，呃，什么样的健康检查可以让我们明显知道说，哎，我的血管现在血一流的顺不顺畅？ <laughs> 对，就是说我们一般的健康检查，先先把你有没有这样的潜在的危险因子，哈，我们包括我们刚讲的血糖啦，啊，血脂啊，哈，然后血压啦，这三高。 是不是你有没有这样的危险因子？那啊，然后当然你有没有抽烟呐？有没有酗酒啦？哈，这些。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最重要就是，如果诶，因为我们目前这个是列在健健检的项目，不是在一个健保的给付的的范围里面，就是说，除非你今天有生病，那如果你之前今天完全都没有症状，你是要看我。 你的血血管流的通不通，那你必须要做一个叫做颈动脉超音波的检查啊。那我们从颈动脉超音波的检查，其实可以去。 回推去推说，你到底血管健不健康？我们从你颈，因为颈动脉很很，就是在我们的颈部的两边嘛，哈，那是一个很大条的一个一一个动脉，所以用超音波，它是一个非侵入性的一个检查方式，所以很快就可以知道说你的血管有没有硬化，嗯，啊，那你的血流好不好？嗯，那甚至我们从你的血流里面，我们有这个，因为我们血流心脏的收缩跟我们心脏的这个舒张的一个一个起的一个血流的一个比率，我们去。 换算一个叫做你的动脉硬化指数，嗯，好，动脉硬化指数，动脉硬化指数。 过高表示说，哎，你全身的血管都都都不太好了。 <laughs> 那如果你今天颈动脉已经有开始硬化，已经看到斑块了，表示你身体里面其他的器官的这个这个动脉，包括甚至讲我们讲心脏的冠状动脉也会有问题了。嗯哼，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呢，我们会开放 c a in 听众朋友呢，如果有任何关于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问题，想要请教尹居浩医师，欢迎 c a in 进来。我们的 c a in 电话是零二八三六。 六九三三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名医昂克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振兴医院神经内科的尹居浩医师哦，跟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脑血管栓塞的问题。那我们特别也聊到小中风的问题哦，因为在台湾哦，有很多人可能不知不觉已经有小中风的现象了，但是他自己不晓得，然后导致后来呢，可能就引发了很严。 中的中风，所以呢，我们当然在预防在先啦。那如果说你自己觉得说，哎，你这个生活起居不是很正常，然后呢又暴饮暴食，家里面呢也有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呃病史的话，哈，你可以哦，在年轻的时候，你不要等到说，哎，我老人老了，这心脏不舒服了才去看医生。你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就做一下这个颈动脉超音波，那在健康检查，因为这是要自费的嘛。多久要做一次啊？ 需要请动脉上说，如果说是，当然你如果说一开始是做一个筛检哈那筛检完，如果你是一个很轻度的一个颈动的颈动脉硬化，嗯，我们建议在一到两年，去做如果你已经是那个血管已经百分之五十左右了，那至少一年一定要一次。如果你已经 刚刚看到我们讲六七十的 <laughs> 甚至我们要半年就要做一次。 <laughs> 是好，听众朋友呢，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尹巨浩医师，欢迎扣印进来。我们的扣印电话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我们先来接听线上陈小姐的电话。陈小姐你好，哎，主持人还有尹医师你好，陈小姐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哈，我现在年龄是五十八岁哦。 那我血压哦，有的时候，那个达到一百一百左右，然后高的哈，那个收缩压哈，有时候达到一百六几。嗯嗯。那我这样子不晓得怎么处理，然后是不是因为我有胆结石会影响这样子的情形？我不是很了解，想请教一下医师。嗯，我想胆结石引引起高血压，好像目前我们医学上是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关联性哦。那你还是本身的。 本身是血压的问题，特别是像五十几岁，现在都算是年轻了哈。所以年轻型的高血压很多，其实就是舒张压比较高哦，常常收缩压是达标的，达收收缩压都在一百三、一百四一、百三、一百四左右，可是舒张压常常在一百、一百一。然这个是很年轻，四五十岁的的的这些病友常常是这样子。那常常他会跟跟我常常在门诊碰到，他跟我讲，我问他说，你血压在家里量怎么样？说很好啊。 我都是一百三、一百四啊，然后就问他说：“那你下面的那一个舒张压呢？多少？”他说：“哦，那常常都是一百。”那其实他就忽略他，他以为说上面的达标就好了，其实不是哈。所以像陈小姐这样子，你常常一百六、一百、一百六，然后大概一百左右，嗯，她其实已经达到了我们这个目前所有的像台湾脑中那台湾高血压协会或者是世界。 美国高血压协会啊，然后世界卫生组织他们所公布的高血压的分期，你已经进入将近是第二期的高血压啊。我们第一期的高血压大概就是，诶，收收缩压在一百四到一百六之间啊，然后舒张压在九十到一百之间。那第二期的高血压是在收缩压是在一百六到一百八之间，舒张压是在一百到一百一之间哈。那当然超过一百。 这个一百八，然后收缩一百八，那舒张超过一百一，那就是严重的高血压，非常非常危险的高血压了这样，所以在陈小姐，你大概就是高血压的第二，将近接近第二期，这是一定要治疗的啊，而且一定是要用药物治疗，是啊。 这样子，所以这个陈小姐就是去看一下你自己的主治医生，然后让他这个处理一下你这个高血压，如如何把血压控制下来。好，继续我们来接听吴小姐的电话。吴小姐，你好。哎，医师好，主持人好。你好，我检查心电图哈，他说我 T 波，嗯哼，电位低，波幅减低，啊，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哈。T 波只是减低，不是。 不是，就是倒坡或者导致或是减低，就是 S 对我知道 T，我知道，我知道，那 T 坡减低，呃，未必会有很大的问题了哈。不过，通常 T 坡减低，我们有时候要看到是你身体里面的电解质，特别是你的钾离子是不是太低了，嗯，哦，它会让你的 T 坡减低。哦，相反的，你钾离子过高的时候，你 T 坡会变得很高，然后这样子。那如果是你 T 坡是倒，倒。 就是我们讲的颠倒的踢坡，那就是表示你有心脏缺血的问题了。所以这个那踢减低一点点，如果你。 检查你的身体，检查里面你钾离子也都正常，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那可能就是一个导程的一个变异性而已，没有特别关系。那平常有需要特别的注意什么吗？或是保养？如果你还是合并有你的心脏有就是有闷啊，哈这样子，或者是喘不过气啊，或者常常胸闷的情形，我还是建议你要去心脏科再做追踪检查。是好，给吴小姐一个建议哈。好，听众朋友呢，如果有任何关于心血管疾病方面的问题。 想要请教尹菊浩医师，欢迎扣印进来。我们的扣印电话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那因为接下来我就要过年了嘛，好啊。过年呢，刚刚我们一开节目一开始就讲到，诶最近有些人因为这个气候变化，或者是这个暴饮暴食的问题哦，导致这个有中风的现象嘛。那这个。 过年期间更是啦，哈，这个全家人团聚在一起，酒啊，这个鱼肉啊，都是免不了的。所以过年期间，我们要怎么样注意我们的饮食，才能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呢？嗯哼，对，过年的时候啊，其实因为我们讲。 那个血管的硬化其实是慢慢来的，可是血管的这个血小板的栓塞是很快在进，很快速在进展的。好，你血小板一个拉一个，一个搭一个，变成一个血栓的血块的时候，再把血管塞到，这个是很快的。嗯，所以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我们特别是有一些年菜，哈，太过太油腻了太咸的，嗯，啊，这些这些太尤其是太咸、太油腻的这些年菜呢，它会让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变浓了。啊，好，那还有喝酒。 喝酒也是一样，喝酒很多人讲说：“哎，医生，我跟你讲一个秘密哦，我每次喝完酒去量血压哦，那血压都很正常， <laughs> 绝对比我平常还正常哦哦。 <laughs> ”哎，他就认为说：“哎，对，因为我们喝酒精会让我们的血血管扩张嘛啊，让我们血管扩张，所以这个时候你的阻力变变低了，自然而然你在喝酒的时候去量血压，哎，血压正常的不得了。 <laughs> 可是呢，可是当你在退酒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会他因为他会让你你会觉得。” 如果有喝酒人的他的现象，他喝完酒之后他会去上厕所，嗯，他会去尿尿，他嘴巴会很干，嗯，啊，因为什么？他身体里面处一个缺血的，一个哎缺水的一个一个一个成分了，嗯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血液也是一样，粘稠度变变变浓了，哈，变浓了，然后然后血小板的血小板的浓度也变浓了，嗯，所以这个时候。 容易有本身血管不好的人，很容易这个时候就摔就摔到了啊！所以过年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这个除了应景之外，吃一下清淡一点，然后好好的补充一下水分。真的要吃的话，你就是一点点就好了啦，这个量要克制一下。好，继续我们来接听胡小姐的电话。胡小姐您好，你好，你好。医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造心脏超音波，他说我的。 呃，心脏有扩大，嗯嗯，然后我的舒张压有，就是舒张的时候心脏有点问题，嗯嗯，那问他什么问题，他也没讲，我我就看不太懂那个检查报告。那第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关于那个血中脂肪的指数哈，嗯哼，那现在不是讲说总胆固醇要跟高密度还是低密度要有一个比例，是，那我现在是总胆固醇有超过两百。 但是我的高密度有六六，将近七十吧，所以他就没有给我开药。是，那我我不了解这期间的关系，我要怎么去注意？胡椒姐，哎，胡小姐，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心脏的那个舒舒张的时候，就是这个可能它的舒张的时候，这个就变得比较扩大一点哈，扩大这个叫做扩大性的心肌病变，或者是说是一个。 肥厚型的心肌病变，因为我没有看到您的检查报告，我也没有办法去很详细去讲这这个讲讲这个正确的原因。可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就是追踪就好，你只要定期到心脏科去追踪你的心脏功能，因为表示说你心脏开始已经有产生一些警讯了。嗯，你的收缩在扩张期的时候有有一点不太正常了，好，这个一定要。 要追踪，那平常当然是要注意一些，就是生活起居上面的保养，不要太过劳累啦，哦，然后，哎，这样，哎，不要太太过劳累，然后这个还是要不要从事太。 太剧烈的运动哦，一种比较缓和的快走啦、慢跑啦，哎哎，对，快走啊、慢跑啊这一类的哈，这个是比较做做体操啊，这些是比较好一点。那第二个原因，第二个您的问题就是说胆固醇。那胆固醇是这样，如果说我们的总三酸甘油酯比上我们的高密度胆固醇，如果你天在这个数值大于五以上，那大概你的这个心血管这个疾病的指数就。 就偏高了啊，就是的危险性就增高。那胡小姐胆固醇将近两百，那而且看起来你目前呃，目前整个除了刚刚讲的心脏之外，其他好像没有很大的问题，所以两百是 OK 的。那尤其是你的高密度非常好，哈，有到七十。我们通常一般女性大概我们希望大概四十五到五十之间，然后这个是标准，你太低了就不好，因为。 高密度胆固醇是我们的好的胆固醇，它有担任一个叫做血管清道夫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的巨噬细胞把你的胆固醇为例吃到你的这个内皮的时候，我们的高密度胆固醇会把它赶出去，后让它不会。 继续在堆积在里面，这样子哈，所以这个时候是好的，所以胡小姐只要饮食上面注意，多吃青菜，多运动，然后那不要吃太油腻的东西，我想是 OK 的。是好，所以胡小姐可以放心喽。好，那我们要先休息，我们先来接听线上这个曾小姐的电话好了，曾小姐您好。 嗯，主持人跟医生您好，郑小姐好，我是一个六十九岁的呃半老太太，是我在二零一呃四年前哈，呃身体检查知道我脑里面有四颗动脉血管瘤，嗯，但是因为。 呃，长的位置不是很好，也没有去处理，因为我也有去征询第二、第三位医生啊。那因为我的血压始终不是很高，所以可能这点对我蛮好的啊。那我的父亲呢是有糖尿病，也有胆固醇的问题。那他在生前的那两那三年有这个小碎步很厉害。 对，我今天听了你这个，知道他肯定就有这一些问题。那我不知道这些问题到我这个年纪之后啊，跑到我身上，这就是遗传问题。我要问一下，除了血管瘤之外，你有没有看到你的脑部里面有一些很小的一个，就是缺血的状态，或者一些很小我们所谓的小中风，或者是白质病变？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个，今天我听了这个这个教学广播哈，我才知道。 呃，要也专注这方面的问题。那我是去做了 MRI，就是那一年之后呢，呃，我的每一年都有去做这个从鼠窍部呃切开去打这个显影剂，看我脑里面这个四颗有没有长大。那因为它还没有很大的变化，是。那我这个年纪来说，对，嗯，就没有去动这个手术。对。那您对我有什么建议吗？对，因为你你其实曾小姐，您是蛮好的，就是说你的。 第一个，你的血压不是不是很高哈，那听你这样讲，大概你怎么高血压啦、糖尿病啦这一类的，这个这些现象还没有在你身上发生哈，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担心。那因为我们的这个动脉血管瘤，大概我们是大概零点五公分哈，五五零点五公分以上的一个血管瘤哈，我们才需要。 积极的去做处理了哈。那如果说你是很小，就是啊，我们常看到那个微血管那个瘤血管瘤，就是零点一、零点二公分，非常非常小的，这个是这个就就是观察就好了，因为要去动它，而且位置又不好。那在。 在做这样我们讲介入性的治疗，可能是把它摆支架，或者是把它摆一个，就是一一个一个金属把它堵起来。那常常在这个做的中间，会导致你血管破裂，反而产生了一个出血性的中风。所以只要追踪，每年都追踪，这是一个这这一个标准的一个疗程，好，这样子。那最主要就真的除了你血压很好之外，那你还是要一样，就是要注意一下生这个整个生活上面的一个步骤，好不要太过于劳累，然后。 会导致你血管突然变高的状况，你都要注意啊！我们刚讲太劳累、情绪的变化不能太大啊！这样当然我们讲的这些饮食起居啊，然后这个就是少油少盐呐，这是一定要做到的。嗯，不过我们都要学习这个曾小姐，随时关心自己的身体状况哦，才能够哎及时发现一些微小的变化。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回来呢，我们会继续开放口音，稍后回来哦。 九八新闻台名医杨寇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振兴医院神经内科的尹居浩医师。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开放扣印，听众朋友呢，如果有任何关于心血管疾病的问题，想要请教尹医师，欢迎扣印进来。我们的扣印电话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继续，我们来接听线上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你好，嘿，请说。呃，主持人林医师，你好，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我在二零一四年的时候啊，大概十一月份有到振兴医院去做 MRI 和 CT 的检查。那当时的话呢，就是说我的呃这些血管呢都没有钙化的现象，嗯嗯，啊，好像是那个叫好像有个数字是零，啊，是钙化指数。那呃，但是我在去年呃大概十月份的时候，我做了体检。 好，这次没有做 MRI 和 CT。那刚有听到你讲就是颈动脉超音波，是。那这个颈动脉超音波，它就显示就是说我有那个钙化现象，大概有堵塞，可能大概十七个 percent 左右啊。是。好，那呃，所以我刚才听到您讲那个概念，就是说可能如果颈动脉一开始有这个斑化现象的话，可能全身就会有一些状况。那我想请教的问题是说啊，还有我补充一下，就是我的。 呃，父亲是有心脏病的问题，是病。然后那另外的话，就是我最近的这个呃胆固醇，呃，尤其是这个呃，这个低密度胆固醇，可能是吃太多这种核果类的，所以就是这三个月就飙高到大概呃好像是一百七哦。那之前大概都是对一百七，之前的话大概都是一百三或是低一点点。那好的密度胆固醇的话，大概现在是四十二，那总胆大概两百二十。 所以我在想说，呃，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然后上次检查有这个情形之之这个状况的话，我需不需要再去做一次全身的 CT 或 MRI？然后大概要怎么样来做，能够把这个好的胆固醇提高，或者是坏胆固醇能够降下来？是是是，对，王先你这个例子是对观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例子，因为很多很多像你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一个状身体的状况是这个需要去注意的哈。那王生，你把这个因为。 钙化指数哈，现在目前我们钙化指数，因为我们常常钙化是在血管外钙化，所以钙化指数当然是越高，你的心血管疾病的比例越可能会越多。好，可是常常。 常常哎，钙化指数很高，可是我们去做那个我们讲血管摄影的时候，其实你的血管是很好的哦，所以这个钙化指数只是当一个参考，并不能拿来当做一个很准确的一个指标哦，一个指标。那我们从所以为什么我们还要再加做一个颈动脉超音波？是，我们就从颈动脉超音波可以看到你的血管的内膜到底有没有问题。那你已经百分之十七，表示真的是你全身其他的血管可能多多少少也有这样百分之十啊、百分之十五的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一个硬化啊，所以这个就必。 需要你，你有已已经有这样子的现象，你就必须对自己的身体要做更严格的管控啊！ <laughs> 那所谓的严格管控，我们刚刚讲说，黄娟，你刚刚就举一个例子说，那一、一、有、尤尤其你又有家族史啊，就是说你父亲也有高危险群，对，算是一个高危险群。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你的管控里面特别在你在这个胆固醇里面啊，你刚刚讲你总胆固醇两百二，低密度一百七，高密度是四十二，其实都是。 都是不及格的哈。那像我们有心血管疾病的病人，或者脑血管疾病的病人，或者糖尿病的病人，我们严格要求你的总胆固醇大概就是在一百六到两百之间，然一百六到两百之间，低密度胆固醇我们希望你是在七十到一百之间。 哦，越接近七十越好啊，这样子就越低越好，越低越好。对对哦，那当然不要低到四十几了哈，大概就是能够如果能够五六十，呃六十几五十五五十五六十左右也算就算是非常非常标准哦。但但不过七十到一百，OK 了哦，除除非你还有身体更多的一些疾病哦，所以你要比较更低这样子。那你的高密度四十二一定是太低了，偏低，那怎么办呢？怎么办？ 怎么样提高好的胆固醇？像你，因为你有有血管有硬化，好，然后而且一直是胆固醇一直飙高，那当然，诶，我们建议就说，健保局现在目前的给付也是规定说，你有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希望就是你用这运动，然后饮食上面，然后就是不要吃太油。 太油腻的东西哈，像我们这鸡皮啦、猪蹄膀啦，啊这些，啊这种肥的地方尽量不要吃，我们尽量吃白肉、鱼肉啦、鸡肉不带皮，哎不带皮啦，然后猪肉瘦的部分，哈这这这些方方部分，然后多吃青菜，然后规律的运动，然后规律运动，这个时候可以降低胆固醇。是从这个饮食跟运动上面着手。如果三到四个月你再去抽一次血，你还是居高不下，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你要用药物的治疗，降血脂的药物的治疗，啊这样。不过运动。 哦，多吃青菜，通常会让你的高密度胆固醇会往上升。哦，就是好的胆固醇往上升，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日常生活要注意。那坚果不是。 不是说不好，你坚果每天吃一小把，因为很多人讲说坚果可以预防湿那个湿症的产生哦，对，所以你只要吃，不要吃不要吃太多就好了。是，所以这个王先生可能这个过年后啊，近期要安排一次这个检查，再回去看一下。好，我们来接听最后一通电话喽，刘小姐你好，哎，两位好，嗯，我请教医师哈，我已经晕了大概四五个月了，我今年六十七岁哈，那我有到耳鼻喉科，但检查又说耳朵大概没什么问题，那会不会是那个梅尼尔斯症给我看？ 开药，可是我吃了以后，我停，只要一停，我就又晕眩了。嗯，然后我就去看神经内科。是，神经内科说我的耳朵听力如果没问题，应该不是梅尼尔氏症。嗯嗯，结果他就帮我做超音波。那做完了以后，他是说，嗯，那个血管是应该算还不错了。哎，那我因为有二尖瓣脱垂，那我只要一停药，我就会晕。那不晓得医生会建议我还做什么方面的这个治疗吗？哦，是这样子。 你你那个，请问刘小姐，你本身有没有糖尿病啊？没有，没有糖尿病哈，这些三高都没有吗？我健检都是没有红，哦，非常标准。对，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是头晕，头晕其实很多原因都会头晕。你今天晚上没有睡好也会头晕，然今天吃了感冒药，你第二天也会头晕啊。然后所以。 你电解质不平衡，你也会头晕哦。那血压控制不好也会头晕，所以头晕有很多很多的症状。那可是王教你大概说，我想你神经内科对是，而且神经内科那个耳鼻喉科都检查过，好像似乎，动颈动脉超音波也没什么问题啊。然后耳鼻喉科也说你的耳朵干干净净的哦那通常这个就是这种晕眩，这种通常这种晕眩症是一种我们讲的我们的内耳的前庭神经哦可能老化了。 啊，第一个可能是老化，第二个是我们讲耳石脱落啊，耳石脱落才会这样天旋地转。可是耳石脱落很有时候处理处理有一阵子就会好啊，这样子呃呃，这个这个情形都有。那不过我们常看常看到的其实就是就是我们的那个听那个前庭神经老化退化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要用药物来。 来先控制一段时间，要耐性的吃三到六个月的药，然后而且呢，不要吃太酸，不要吃太咸，哦，不要吃太油腻的东西，然后好好的保持，保好好的保持，然后再到耳鼻科去追踪就好了。就是继呃，再回去耳鼻喉科再做检查了。好，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谢谢真心医院的尹居号医师。那快过年了，为了保持大家的身体健康哦，饮食方面要特别注意，少油少糖。 少言对，好，我们明天见。